课文三，在家里。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我和我丈夫的。旁边那个小的房间是我女儿的。你女儿的房间真漂亮，都是粉色的。是啊，粉色是我女儿最喜欢的颜色。房间。 丈夫旁边，针，粉色，粉，颜色。